锵锵三人行，哎，这个最近怎么这个性侵的事儿这么多呢？你当然啊，就说全世界都有啊，这个我觉得单纯这个事儿啊，不能说明中国道德沦丧。你比如西方这个什么神父啊，都都玩小孩子都有。印度啊，每天在路上就是强奸人，对吧？那个印度都到了哪种程度啊？你知道印度村委相当于我那天看了个新闻，相当于村委会这么个机构哈，就是裁决，就是他你把他强奸了吧？ 好裁决，你被害者的这个家里的男的，你把他们家给强奸了，就是这样。互互奸。啊，互奸就惩罚。哎，他连部长级都出来说强奸怎么了？就是印度几个强奸又怎么了？我不觉得这是件多么，多么让需要让国际社会来谴责我们的事情。部长级的人这样说，所以这是一个你也去？你去过印度吗？去过。我在街上没感觉这种气氛呢， <laughs> 但是去过他一个妓女村。 哎呦，小孩儿，你还真去过这样的地方？就是就是车停下来，他当一个景点。啊？当一个景点，车那个那旅游大巴停下来，然后就有一批女孩子，未成年的，就上来跟你们呃搭讪，然后他们的妈妈就在后面，他们的母亲。不是那不是景点吧？你是参加了嫖客团吧？不 <laughs> 是正规旅行。团。啦。正规旅行团，他就是为了体现那边的民民俗、厨技啊，这就真的真的就是这样。 真的就是，然后然后你就可以可以呃下去到那个村，他在那里还还停一段时间。其实他们的法律是禁止的，这个娼妓也是禁止的，是不合法的。没错。但是那个村就，是是一个文化。不比较最惨的是，据说我不知道是亲生妈妈还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嗯，母亲在后面就只是小孩上阵，他们后面收钱。 哎呦，你说他那个文化，印度那个都是你给强奸了，你报案嘛， <laughs> 警警警察问一问，审着审着，警察来兴致了，警察把你强奸一回，你那都是这样的。 <laughs> 所以，但是所以啊，咱有了这个背景，就说不是天下不是只有中国黑，是吧？ <laughs> 天下都挺黑的。但是最近以来，哎，有些个事情，我觉得真是令人发指啊！云南的一个小学，哎，这个小学的名字就跟它的地址、地理位置一样。 叫烂泥沟小学，烂泥沟，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地方，你看到吧？这个小学啊小学教师涉嫌性侵八名女生，八个小女孩处女膜破裂，年龄最大的十一岁，最小的才只有五岁。哎呦，这个最小的只有五岁，平常在校的老师，你看就在这么个地方，只有俩，那那另一个老师完全不知道。 就是这个老师被抓走，现在这老师被带走了啊！这个老师经常会喊女生脱裤子，呃，看到漂亮女生就就要摸摸弄弄，哎，就是，就就就，老师啊， <laughs> 好，好听了好难过。还有最近这不是闹事儿嘛？都山东东平的，这你知道吗？山东东平初中女生疑遭性侵事件，这个事情弄得这个女孩的家里他妈呀，好像喝农药了，因为就是说受到的压力。 太大，这种情况有时候我弄不清楚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网上一讲啊，就说他妈就是说政府多次呃找他，给他施加什么压力或者什么什么，所以他就受不堪其扰。但这这你都是在网上的这个报道上看到的，他他核能要，可是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，就是说，哎，开头说到底几个人性侵他，可能一开始啊就弄了就逮了两个，另外两个呢还在这个。 调查等等啊，但是大家就不依不饶，可是这种情况也就就两方面说啊，有一方面说呢，你可以怀疑他有没有特权背景或者等等等等，当地政府办事不力等等啊，但是同样也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说的，他有些案子如果。 一开始不能认定强奸，就或者说他没有证据还不足的情况下，如果确实是这样，现在的公安也得按法律办案，讲证据啊。嗯嗯。如果确实一时弄不下来。还有一件事是，这件事也很久了，已经半年前多的事情，所以你让一个小女孩在半年之后再回忆这件事情，很多物证也都不在了。她因为她不是及时的报案，你没有采取精益的 DNA，你没有任何的物证。 我就像你说，如果公安我今天要找你来，我也不能说，诶，你说他就是他，我得要有一些过程。那信心本来就一在任何国家，我觉得连发达国家都一样，它是个很难以，就因为女孩子必须要回忆这整一段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她这本来在笔供上面，她今天可能有很多地方私密，她不想讲，她今天今天讲到讲讲百分之二十，明天她再被你问一下，她可能讲了百分之三十，前面百分之十可能又有百分之十，她又。 不想回忆了，他不一样，因为这心理是创伤的，他这整个回忆的过程是，我觉得是很难做下笔供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妈妈呃可能会家里面觉得巨大的压力的原因，因为你回去你得反反复复的在想这件事情，而我我也不觉得完全是政府的，就是施压，或是说。 我给你们麻烦，我就是政府就算我，我今天想 figure out，我想搞清楚啊，我就每天找你，我只是每天找你问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不一定，你知道中国，中国现在当地政府啊，我很理解，要叫我我也这么弄，因为啊，这个网络一报道啊，每天的这个群众舆论压力非常大，对，可能政府就会，也有一种可能，咱用最善良的角度哈，他政府就会找他妈。 就说哎呀，能不能就不要接受采访？或者你现在这个事情我们会给你解决的。你但是在调查期间，你呀就不要再跟外边说什么了。当然，他这么要求也是不对的，对吧？你这呃公民有接受采访的自由，可是他经常是这么一些情况。嗯，本来具体的乡俗啊，一个地方啊，它有套自己的运作规律。是。现在这个网络一来，就是啪拉平了嘛，增加了，这这这很很麻烦。不过。 这个你讲那个那个那么多幼女这个学校里这个东西，这真是太惨了哈！这个偏僻的就烂泥沟小学。我我想到另外一个跟他相对称的案件，就是是哪个地方一个四五十岁的男的，强奸了多少个老太太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有个村落也是。最小七十几岁，对，最大九十几岁。你看他两个事情虽然是极端哈，一个是幼女，一个是老太太，但他都有个相似的地方，就是那些受害者啊。 他是没法说的，嗯，那些老太太哈，你看自己家里是做祖母了，甚至可能第四代都有了，对，奶奶， <laughs> 奶奶了，太祖母了，那你有一个男人来欺负你，你说都没法说，你说了你就破坏整个。 家里这这个几代人就是一多多少，可能有些老太想这种事情就算了，对不对？那也就，就这好惨啊！那那个人是变态，毫毫无疑问，对不对？他老找老老太，不好像是不是这个人呢？他不光强奸老太太，他把老头儿也强奸了，有吗？没有啊，那可能是另一出， <laughs> 另一出在一起就太戏剧这案子太多了，另一出是强奸过了一个老太太，她是去偷东西。 然后见看见老太太强奸老太太，后来又有一次呢，就是把老头给强奸了，而且强奸了老头以后上瘾了，离后多次的 <laughs> <laughs> 去走同性恋路线了。对，老头可能老头成了他性奴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男的，哎。 那这些地方是不是都比较呃资讯比较封闭一点的地方？例如说像这个，我知道上次老太太那是一个村落，而且那村落基本上都是高龄的独居老人，因为小孩子都进进城了，而且有些老太太可能就是自己照顾自己，或者她根本没已经失去说话的能力等等。所以那现在这个也是，你看，光听学校名字你也知道它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。对，那那些小孩，你说他说什么？他就等于是被被人欺负，就被人欺负没话说。对啊，他他甚至。 对外面的资讯是很封闭的，然后来这边老师就是我的，就是唯一的一个怎么讲，尊敬必须要尊敬的一个职称，对吧？所以我对老师给我的所有的老师对他来说又是家长又是老师，对啊，还等于是这个政治的啊，这个管制的或者是宗教思想的，什么权利，他都在一个人身上，我就只能服从，就是说五岁到十一岁，那还不是老师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 这这太，哎，这所以中国地方大，这个基层的公安啊，维持秩序这个其实压力也很大。我们现在整天想着就是，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个要反恐嘛，突发事件。其实这种日常这种事情是网上被爆出来，有很多根本就不知道。以前其实可能也都有。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农村就会还有这样的事情。 还也没有网上知道，你就这事情。越来越多的感觉，其实另外一个往好的方向想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网络了，我们的讯息畅通了，所以这件事情被挖出来了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哦，好多好多变，倒不见是败坏，或许过去也这么多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现在是因为畅通了，所以我觉得被知道其实是件好事。在你感觉说怎么这么多的时候，有人一觉到问题，我们才会有解决的办法。 好方便想是台湾的乡村隔隔膜。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的，而且现在是不要，我现在觉得台湾最严重。我今天才念一些新闻，台湾的严重不在于是不是乡城乡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差距已经很小了。我觉得是现在城市小朋友对于性的开放程度以及无所谓的程度，就是小时候妈妈不是应该会教你说，不管你是不是愿意给出你的这个性行为，但是应该要在不不被强迫，你是开心，你是互相爱。 起码他，我妈一定会叫我，你要爱他。当那个 moment 下，你要觉得你们互相相爱，你才可以做这件事吧。哦，你妈这么教育你？我妈是这么，我知道，所以你不是说我妈是明朝人吗？就叫这个明朝女儿了。所以，但是我是说，可是现在小朋友不是，今天我才看一个新闻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他是个大学男孩子，找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当女朋友。哎，这基本上你已经。 呃，诱奸未未成年少女啊，你找个未成年，两个人一定会发生关系。OK，发生关系了，就有一天去唱歌，呢，带这个十五岁小女孩去，十五岁小女孩带同学去，另外一个十五岁逼女孩去唱歌，喝了酒，大家就小小女生十五岁没满没未成年的喝酒，大家兴致来，大学男孩子，我也不知道你这大学怎么念的，你就跟这女孩子在逼女孩面前发生了性行为，逼女孩酒精催化之下，男孩子问她说你要不要一起来，逼女孩说。 那就一起来吧，所以就变了三批了。好，这件事情还不是很离谱的，重点是两个女孩子为什么这件事会曝光呢？两个女孩子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件炫耀的事情，跑去跟同学讲说：“ <laughs> 你知道我们俩昨天啊发生的这件事情。”还不是王力宏哦，还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哦。是同学们，因为我跟一个是大学男孩子发生的关系，同学们议论纷纷，到最后被老师听到了，老师才惊觉这件事情也太严重了，把家长找来说你的女儿。 的教价值观已经出现问题，当然这个男孩子本身也是有问题，因为你怎么可以跟未成年发生关系？是未成年的，对，那是犯罪啊，当然是犯罪。所以男孩子要面临的是七年的有期徒刑在台湾。所以我想，这个男孩大学男孩子肯定没有，他一定觉得我只是男欢女爱，他就是我女朋友。我我我不觉得他是十五岁，但我觉得是十五岁小女孩，你怎么会觉得三 P 是可以够？ 哎，十五岁才觉得是可以的，我跟你说，他，我假，我我就插一句，假如说他真不知道那个女的年龄呢？ 没有，他们说他是知道的。男孩子说是知道的，男孩子在口供上他并没有否认说他不知道，他是承徐老师很关心，想 <laughs> 知道年龄吗？ <laughs> 不是，因为从法律上判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是一个很 tricky 的一个。很多男的也也也有点冤枉，就是因为他不知道。对对对， <laughs> 是有这样的情况。对对对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又听这么一说呀，这个台北风光无限啊，捡尸体啊。对啊，因为现在这个捡尸体，我觉得已经是。 必须要关注的是，以前我们开玩笑说，哦。 男孩子就去捡尸体，因为女孩子喝醉醉倒路边没有意识，你就把她带回家，美其名送回家之后，你们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可能隔天笑笑。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对，现在每天的社会案件就在于女生醒来之后会告你强奸的，她会说你是强暴我。哎，我认人的，你这这。是，可是我当下，他当他一说，他当下是喝醉，我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，你把我带走，或者发生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不认，我是不知道你是对。但是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真是也有有，哎，我问你一个情况啊。 这个醉是一种什么状态？比如说啊，有的女的，哎，女人往往喝醉了就容易起性，你知道吗？就女人她要是喝大了，然后她在喝醉的状态下是自愿的跟你发生性关系的，那么完了之后她醒了，她告你强奸，告不告得入？我觉得是，也或许是有可能的。我必须要说，他不见得不可能哎。现在太多大学男孩子，才大学生出去一个晚上的一夜情，回来都变成强奸犯了，而且这是真的要入，而且这是。 只要被告人提出告诉，在台湾就是你一定得办，你要走法律程序，没有私下和解这种事的，我就是得走一遍法律程序，上庭做一遍过程，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要取证。一个大学生就留下案底了，你就一个晚上出去玩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对性观念这件事、性行为，还有就是说你们男孩子就他在醉蒙蒙的时候，你到底是？ 开心在哪了？你们哎呦醉了才 <laughs> 开心呢！我就想醉了才开心呢。那问题问题，这些女孩子她去夜场喝到醉到不省人事，其实她都应该知道她有这个可能性啊。老师，那这就是他们这么去喝，其实其实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找到一个他喜欢的人。你看徐老师发展想象了，是，所以有人也这样说。你认为女性喝酒潜意识里就是想找一个捡她的？她那喝到醉的情况下，她其实。 知道有这种可能，当然在道德上我会觉得哦，你可能可以这样说，女孩，那就像你说女孩子，你不要穿短裙，对啊，对你不能那么说，所以么的女性，就是不管是不是女孩，我觉得男生也是一样，就说你就你当然把你自己放在这个呃危险当中，是是的确，这是你自己要有自我意识，但是并不表示说我把我自己放在当中，你可以这么做，这不就是李宗瑞的情况？李宗瑞也是，他的五十几个档案里面，他刚刚讲说全部都是自愿，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一半以上都是捡尸体捡回来的。 下药的是一回事啊，他有很不外一部分就是捡尸体，他告诉警方说，警察先生，你大概不懂现在夜店文化吧？这不就是夜店文化？我们夜店出去玩不就是走这一？就是每个人都这样，你为什么抓我？ 这就是我现在觉得，不管是性侵或者老师性，这是道德感沦丧，你就不要再说大家各自发展了。我跟你讲，道德感。 <laughs> 咱讲一个跟徐老师有关系的，徐老师， <laughs> 这台湾在对岸就是厦厦门，对吧？你知道他们说最近厦门大学明显的人手不够用了， <laughs> 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刚刚有一个学这学校的副教授举报校长用餐的特权，同时自己也被人举报学术造假，该校已经投入很大精力来调查这两个问题，但是。 前述调查还没结束，该校人文学院历史系有一个博士生导师、特聘教授吴某某又被举报诱奸女学生，焦头烂额的厦大又得组织相关人员调查这件事。他这个考古学院的先发了一个声明，就是说停止这个他的教职。是，但是呢，这件事情他目前还是涉嫌。好，那么这些女生啊，就举报这吴某这位吴教授。 啊，反正是利用种种这个特权胁迫女生、玩弄女生、诱奸女生，好。可是那天我也看到一个学，有个有个研究研究法律的学者，他的名字倒叫洪道德。 <laughs> 这个洪道德我看他一个说法，他诱奸呢，就是你你好像说不算强犯罪，嗯，就是什么叫就是诱奸怎么说？哎。 这个老师教授跟你什么甜言蜜语啊，或者跟你怎么怎么着啊，最后你跟他发生了，又就又奸，你被骗了，嗯，对吗？哎，好比说，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啊，哪一种情况？比如说这个男的说他没结婚，比如他结了婚了，他没结婚，那么他追你，于是他许以说我可以娶你，啊，那么于是女的就跟他睡觉了，最后这女的发现他结婚了，不能娶她，那么于是这个女的告他。 右肩，这个告不告得入？这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美他这个不太好认定的，这种叫欺骗嘛。嗯，我有跟美国的这个就是在念念法学院的学生讨论过一个案例，他说他们就讨论说，如果就像今天教授，他利用他的权利跟你讲说，哎，你跟我上床，我就让你博士文过关或者什么的，当下你就。 你就你不愿意，但是你又希望不是有过关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就答应了。那到底他算不算强暴你？因为他是利用权力的呃之大让你就范，但是当下你是愿意的，他不是强迫你啊，他就是他的强迫是在于用职位上的这个强迫。嗯。所以他们说这到底构不构成强暴？在美国法律好像是不构成强暴的，因为。 其实不管你后来发生关系没发生关系，他都可以告你性。骚扰但不到强暴这一块。哎，你看你看。强暴是指你发生行为这一个时候，你是违反他的意愿，很清楚违。你你看你看这个这个洪洪洪道德啊，这个 <laughs> 你说他倒是个，呃，刑事诉讼法专家，他怎么名字叫道德呢。他说啊，诱奸不是法律用语，而是民间用语。对。诱奸是用花言巧语诱骗女性与其发生性关系，但并未违背女性的意愿。 对吗？在那个时候，哎，如果被引诱的女方年满十四周岁，并且精神正常，发生性关系也没违背她的意愿，那么对于实施引诱的一方来说，并不构成犯罪。嗯，太好了，喜 <laughs> 欢还可以继续引诱。继续花言巧语。没有开玩笑，枪枪万万岁，枪千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洪道德万岁。哎，你说这个洪道德是挺招人恨的，是吧？但是是法律招人恨吗？他说呀。 有女生被这位吴教授，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引诱，甚至有割腕自杀的这个情况，洪道德表示，对于情感道德方面的缺陷造成对方想不开自杀的行为，实施不道德行为的人并不负刑事责任。但是呢，你这个事儿就很麻烦。也有的律师表示，如果这位吴教授说了，如果你不让我这样，我就不让你论文过关，我就不让你毕业，他使用了这样的言辞，嗯这个女性。 跟他发生了性关系，那么他认为也构成了法律上说的胁迫，嗯，所以这个事情又有争议。胁迫算相强奸吗？不算啊，就是这是两两方两边的罪吧？你看啊，在咱们就提出问题，甚至还有一个人的评论很有代表性，就说啊，呃，诱奸并没有违背女方意愿，所以有些女学生也得想想，尽管一些女学生从心底里厌恶，呃，有些人事后曾自杀，有些人站出来揭揭露禽兽的教师。 但仍然改变不了你是非面前无原则，以不正常手段竞争损害公平的事实。就是你某种程度上倒过来讲，当老师说你跟我睡觉，我给你过关。那从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我我本来过不了关，我为了过关，我跟你睡觉。 对，其实当你这样睡觉的时候，不管你们两人发生什么，对其他的学生已经不公平了。那老师有没有可能是 <laughs> 老师？老师有没有可能是我过得了关，但是因为我不我不愿意发生这样子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反而变成过不了关了呢？就我有这个实力，故意让你过不了关，所以是因为权力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，那所以论文的评选制度，照理说也不应该只掌握在一个老师手里。我还听说过老师的这个权利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当年想当老师没？不是，就老师的权利有时候就利用你们这个女人呐。 你知道他有时候是这样的，这老师啊，光表扬你，你知道在有些学校，你知道最后右肩是怎么着啊？我就你跟我睡觉啊，我就在班上夸你，给你带小红花，给你荣誉，让你超过班里另一个女同学。 就这这点原因，就女生都能跟老师上床啊？这也右肩。别说这也叫右肩啊！小学生的时候，在台湾那个老师是不可以在外面另外开补习班的，但是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就在外面开补习班，小同学当然就有去找老师开补习班，老师还特别给些讲义，就是明天会考试的题目，让这些写。开小灶。对，开小灶，然后班上就。 夸奖那些就是你有趣的，就夸奖你啊，这个动，然学习劲特好，怎么样怎么样？然后对于这个没有趣的，像我这种呢，他就会说你就是特别挑你麻烦。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种事情就是就是男方利用手中的权利，是让女方跟他徐老师关好。这不仅是学校，那你官场里边，我提拔你，对不对？有很多很年轻的，啵啵啵啵提拔上来。 那也是走这条路线，是做生意的人，我给你买这个包，买那个房子，那女的就心甘情愿跟他好，还不是一回事。但是在校园里啊，还是这个老师对和女学生之间的权利啊，还是有点特殊性。现在就是说，哎，他成本低，徐老师，人家花钱对吧？怎么能够限制你们这种人的这个权利？ <laughs> 这这种事情在香港啊，就绝少发生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惩罚重啊。 只要有个学生来告某个老师性骚扰，哪怕是言语骚扰，这个老师就大灾难了。哎，而且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老师第一，老师非常在乎他的职位，你有一他为了这一点小的事情，他去危害他的职位，他是脑子清醒的人都不会这么做的。 有一个英国的老师在港大，就在图书馆里脱一下裤子就被解除了。他没，他没事啊，他他就觉得我裸露一下嘛，他他跟你们的逻辑一样， <laughs> 我裸露不代表你们。 <laughs> 对，要看是。嘛有些人就是暴露狂嘛，他就在那疯一下，后来就被家女学生就投诉了嘛。 <laughs> 还有老师在课上就是讲这个伟哥，就是说一辆机器不好了，他就说哎他需要吃一粒伟哥，女学生投诉照样有问题。我的天哪，非常紧的。 <laughs> 所以这是道德还是道德？